之前呢，咱们根据既定计划，把这个中路战场啊放了放，然后呢，把南路和北路这两个重要战役呢讲了一下。北路列宁格勒，咱等于啊就整体梳理完了啊，因为这个除了困就是饿啊，确实呢也没啥精彩的战争过程。南路呢，呃，主要讲了二战当中最大的围歼战基辅战役。 当然了，这只是这个南线进攻的一个阶段啊，因为乌克兰非常大嘛啊，而且战略目标太多啊，比如这个占领基辅之后往东啊，还有这个顿涅斯克工业区啊，这个哈尔科夫啊这样的这个工业基地啊，这儿呢有最大的坦克厂、钢铁厂啊，甚至还有面粉厂，可以说呢是苏联的经济中心。 正南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常听的一个地儿，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能就是克里米亚啊，这个战略要地呀，是让这个希特勒这个骨鲠在喉的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苏联从这儿起飞的这轰炸机啊，可以一天轻轻松松几个来回儿啊，光顾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地油田。这个普罗耶什地油田是德国最依赖的一个油田嘛，啊，足够让这个元首大人。 啊，一天喝好几次败火药是吧？而且呢，呃，还有苏联的黑海舰队啊和最大的造船厂啊。那么再往东，就是让元首念念不忘、啊朝思暮想、流着哈喇子的这个高加索油田啊。但是呢，像刚开始那样发起集团军群规模的全面攻势，基本上不太可能了啊，只能以集团军为单位啊去分别进攻。 因此，在希特勒看来，是吧？如果把乌克兰这一摊子的事儿办利索了，苏联呢也就算没白打。那这段时间光消耗了，那总得捞回点本儿吧？啊，所以希特勒这个盯着地图啊，美滋滋，那特别嗨。那心里想呢，苏联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啊，跟那儿倒气儿呢。啊，眼看南方各个目标齐头并进啊，准备再添把火的时候啊。 元首的注意力又被打断了啊！哎，老大啊，特别不好意思跟您说个事儿，是吧？这个希特勒心里想着谁这么讨厌，啊，是吧？正嗨着呢，正 happy 呢，是吧？这坏我好事儿。副官施蒙特上校进来报告，是吧？说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大将有要事儿要见您。希特勒心里不爽啊，是吧？对陆军部的人呐，这个希特勒是够够的了。 啊，琢磨着他来能干啥是吧？能有啥要事是吧？肯定又是要给我添啥堵。不过这个哈尔德毕竟是陆军总长啊，那没啥缘由给轰回去，这不太合适啊。既然说有要事那就见见吧。哈尔德一进屋，看见希特勒桌上啊摆着乌克兰的地图啊，基本上就猜到元首的想法啊。这老头特鸡贼呀，是吧？然后就跟元首搭话啊，说我的元首。 这个基辅战役啊，我们确实打的特漂亮。那一看您这红光满面的，您心情应该也特好啊，是吧？特勒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舒服了点是吧？说这个看来这老东西不是来给我添堵的啊，是来给我祝贺的啊。所以呢，就紧绷的神经呢也就放松了一点啊。骄傲的说：“那当然了，那这是历史性的胜利，这七十万布尔什维克被装到袋子里了啊！现在苏联已经被摧垮了。” 是吧？说小哈呀，我现在正想趁热打铁，赶紧把乌克兰搞定，是吧？乌克兰的这个菜篮子、油罐子啊、铁矿、煤矿都拿下，咱们就彻底解决了这个资源问题，就能称霸世界。那我就是地球酋长了，是吧？哈尔德听完这疯子自娱自乐之后，冷笑了一声啊，说：“我的元首，那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很遗憾的跟您讲，这只是战术胜利。” 真正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希特勒听着就觉得有点不对味儿了，是吧？心想啊，这老头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啊？就问啊，这是战术胜利，啊？那你认为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哈尔多说，那当然是莫斯科了。希特勒麻筋儿一下被震了一下，啊，说实话呀，莫斯科这地儿根本上从他内心来讲有点膈应，根本上讲，希特勒想把自己。 定义为啊，拿破仑一致的接班人啊，确实，俩人呢都想把欧洲统一起来啊。虽说这个流浪汉加前下士，无论从出身还是才智，啊甚至人品，都不能跟拿破仑皇帝相提并论。但是呢，在征服俄国的这件事上啊，希特勒对于拿破仑进莫斯科的遭遇还是很能体会的。 啊，大冷天的，老毛子给留下一座空城啊！俄国人有难以想象的战略纵深去周旋啊！等你耗干了，他再反攻。一百多年前拿黄都褶子了，我这有前车之鉴，不能这么干啊！而且呢，一直以来，希特勒跟和他有很大嫌隙的这陆军总部啊，也是因为在莫斯科的问题上绕来绕去没完没了啊，就是不让这位经济学家。 好好的实践一下他的战争经济学理论，这帮老兵头子就知道从战争角度去想问题，实在是可恨。不过现在事儿就摆在眼前了，不考虑已经不行了。那因为现在已经接近十月份，苏联已经不暖和了，到了夜间甚至有了寒意。那你想我十月份去的那会儿已经穿羽绒服了，那气温是骤降。 几乎就没有秋天，而且呢，刚刚这个经过的九月份啊，还有一个大 bug，就是雨季啊，路上啊跟泥塘子似的，带轮子的东西都走不动。所以从合理性上看啊，希特勒暂时搁置莫斯科的想法确实是有道理的，是吧？北方呢不用说了，除了盯着列宁格勒没别的事儿。那中间呢，随着天气变冷啊，道路也不好走，德军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考虑如何对付俄国的东将军，而不是去接着往前冲啊！你真说，要是适合打仗的地儿啊，还真是靠南点的乌克兰啊，尤其是克里米亚这旮瘩还算凑合啊啊，也仅仅就是凑合。但是在巨大的这个胜利之后，希特勒对待莫斯科的态度不像以前那么轴。当时让中路分兵，是因为南北两路打的不顺。 现在列宁格勒已经兵临城下，基辅已落入囊中，能配得上战略目标的还真就是莫斯科了。而且毕竟是苏联帝国的首都嘛，是吧？能站在克里姆林宫对着红场阅阅兵，这诱惑力也很大啊！加上陆军司令部的冯布劳西奇和哈尔德给希特勒打了包票啊，只要把南北突击力量集中到中路。 我们一定能够在十月就进入莫斯科，到时候你元首踏进克里姆林宫的那一刻，斯大林这老小子不用咱打，肯定得让苏联人抛弃。不得不说呀，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任何理智都会显得那么脆弱啊！尤其是希特勒这样自以为战无不胜的、有强大虚荣心的独裁者，这次呢，终于还是心动了啊！ 所以不久之后，希特勒接受了陆军总部的建议啊，签署了著名的三十五号训令，准备在一九四一年对准苏联的心脏实施最后一击啊，并且呢，给这个行动起了一个只在太平洋上才能见到的一个霸气的名字——台风行动。莫斯科的行动一定下来。 啊，让一直为此辛劳奔走的哈尔德大将浑身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了。在这个基辅战役还进行的时候啊，他就跟这个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伯克元帅通电话啊。伯克就问他啊，说基辅打的确实不赖，你作为我们德意志帝国陆军的总参谋长啊，应该是人生巅峰了吧？哈尔德连思考都没思考就给否定了啊，说不是的，老元帅。 我的人生巅峰啊，是在莫斯科。现在这个老哥终于有了走上人生巅峰的机会，那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啊！啊，据说老哈为了庆祝一下这高兴的时刻啊，带着喜悦的心情啊啊，去自己的乡间别墅骑马啊，结果老哥不小心把腿骨给摔折了啊。看来呢，春风得意可以，马蹄疾就免了啊。但是没关系。 只要能拿下莫斯科，别说躺病床上，躺棺材里，我觉得都值啊！在给全军下达台风计划的时候，哈尔德给好友伯克卖了个面子，啊叫中央集团军群方向上的决战即将展开。为了让这个中央集团军群这阵子台风刮的疯狂起来，啊陆军总部是下了血本了。 不惜抽干南北俩集团军群的血，在兵力部署上，北方集团军群的精锐霍普纳将军的第四装甲集群被调往中路，之前去增援的霍特集群大部分也将回调。那总共是五个装甲师，总共是五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师。空军呢？ 呃，抽调了第一航空队最精锐的第八航空军，第八航空军指挥官是日后官至空军元帅的沃尔夫冈·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啊。对一战很了解的小伙伴们，应该对这个大名鼎鼎的名字非常熟悉。呃，一战的时候最头号王牌红男爵里希特霍芬是他的堂哥啊，可惜这个大帅哥天不假年。 是吧？这个在一九一八年就战死了。那要不然呢？放到二战肯定也是很牛掰的。那但是要跟着哥林啊，那也就完蛋了。那不过人家男爵应该不至于那么下贱，跟着希特勒这种人混啊。在这个列宁格勒那一集咱就讲过了。啊这么一来，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莱布还打个屁呀？啊，据说老爷子气的都哭晕过去了。 南方就更有意思了啊！虽然隆德施泰特元帅手下兵力比莱布多，但是真的很有限。而且呢，人家龙帅也不是仅仅拿下基辅就完了啊！小胡子元首在这里战略目标很多啊，哈尔科夫是吧？克里米亚是吧？斯大林格勒、高加索啊，都得龙帅一个一个，甚至分兵去搞定。所以呢，克莱斯特的装甲集群没动啊，但是步兵师你得交出来点儿。 就这样的，龙帅被迫交出了九个师到中路。在给哈尔德打电话的时候，隆德斯泰特满心愤恨的抱怨说：“我前面可还得冲六百五十公里啊！我就这点残兵败将，我哪能跑那么远啊？”哈尔德一心要扑到莫斯科，哪管这些呀？是吧？所以就搪塞啊，说：“龙帅啊你看基辅苏军七十多万人，都完蛋了，西南方面军灰飞烟灭。” 您这儿虽然兵力不多，但是乌克兰就剩点残山剩水。虽然路程遥远，但是这是唯一的困难。您坚持，坚持啊！我优先给你补充燃料，你放心啊！估计弹药你都没啥可消耗的啊！龙德塞特只能呵呵。这么一来，中央集团军群将会增加到了七十个师，光装甲师就十四个，总兵力占到东线德军七成以上，就为了一个目标。 莫斯科，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德国这边秣马厉兵啊，是吧？准备全力一击。那对面苏军咋样呢？之所以这个老汉斯能这么下血本，拆东墙补西墙，引导对面这帮老毛熊啊啊，也真是不能轻视的啊。 在正对面防守的是大名鼎鼎、一次又一次被摧残蹂躏，但是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咸鱼翻身的苏联西方面军。在经历明斯克、斯摩林斯克两次围歼，损失了将近一百万人之后，现在又整合了七个集团军，齐刷刷的横亘在德国人面前。这就甭说了啊！ 这个对苏联人来说，胜败是偶然的啊，但是我家底儿厚是一定的。名义上西方面军司令是铁木辛哥元帅啊，但是呢，咱们知道基辅会战最后阶段，他接替老帅布琼尼去给这个基辅的苏军送葬了啊，所以现在西方面军实际指挥官是伊凡克涅夫中将啊，也是个不朽级发型的将领。这还没完啊。 这只是正面，南面是斯大林的萌宠贤妻一样的栋梁叶廖棉科中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下辖两个集团军，在他们的后面啊是老帅布琼尼这个统领的预备队方面军，脸吧脸吧加起来足足有将近一百个师啊！但是呢，有必要说明一下，苏军的师啊比德军小三分之一左右啊，所以几乎呢跟德军。 是势均力敌，而且苏军还计划组建了三个新集团军，已经完成了整编，随时可以来莫斯科擒王。所以说，德军虽然牛气哄哄，但是呢，从兵力上来说，苏联人是占优的啊，这就是大国的这个优点。无论如何，在面对一国首都的得失上，无论是志在必得的希特勒元首，还是绝不后退的斯大林同志。 在这个节点上，终究是要分出个胜负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胜败，更决定了两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所以这场战役会非常的精彩。